锵锵三人行，嗯，广美，哎呦，广美今天这是办喜事儿啊，学乖了， <laughs> 啊，省得每次来都得穿，要不穿你衣服，要不穿避风衣服。哎，红，我们现在很需要望一望，对吧？为什么？我们不是有这么红的东西在中间站着吗？没错，没错。 <laughs> 哎，所以就你看，而且广美穿这个艳光逼人，你感觉到没有？ 但我觉得那回也挺好，那回他来不是穿蓝的上不了镜，结果穿了我们避风的裙子嘛，一坐下去几乎要走光。喂，不是你这就能， <laughs> 你这就能看得出来，我就老说，我说真正的模特没有 size 可言，穿谁的衣服都比你穿着好看。 上次你没来的时候，我又那个，我又穿错衣服，我又穿了一蓝色的衣服来，最后我穿了他的衣服，穿我的衬衫，结果呢？结果我从此之后再也不会再穿那件衬衫。 <laughs> 为什么穿脏了？不是，那就是丑陋版了，那那明明明明显看出来了。您太客气，您太客气。对啊，所以一看这广美这么艳光四射，我马上就想起啊，出门现在还是要小心。 <laughs> 哎，这个想吓我是吧？ <laughs> 马航，我说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太悲惨，怎么又已经说亏了多少钱？没人坐飞机。对，他有一趟机，我看到有人还拍视频上网，就有一家三口搭飞机，结果变成了专机啊，就总理级的待遇，整个747就他三个人坐，一家三口。那么还弄出个性骚扰，是，这这就现在在国际上打。 打官司是那个是从好像是澳洲的一个女乘客，搭飞机是忘了从什么地方出发，应该也是马来西亚出发到巴黎，然后坐着坐着呢，那个机舱里面的服务长，就服务员的服务长，乘务长，乘务长，对，是个男，那就过来，就过来了，就坐他旁边跟他聊天，说怎么样，想不想舒服一下，这个椅子可以往后靠啊，然后摸一摸他，他已经有点傻了，那女的，结果 <laughs> 后来。 后来再来呢，过了又后来这女的支开他们，就帮我拿个东西喝怎么样？后来回来再来，就直接坐他旁边，手搭上他大腿，往裙子里头伸，还搞半天。哎呦，女的呢，就记住了， <laughs> 她自己说的嘛。 <laughs> 然后她最主要是她拿手机马上拍下来这个过程，是拍下来拍视频。可是你这里头有有意思的，就是我也想问广美，就是我知道很多女孩子遇到性骚扰啊，她是会震惊的。 他真的有时候是一下反应不过来，这我知道。但是你比如说，他当时他第一反应，他不是马上高声叫，是先拍，这是一个我觉得挺奇特的反应。这说明今天的女性已经懂得了，是吗？我不晓，就是因为这单新闻，我我只看到新闻的跑那个跑灯，我直觉我以为是什么座舱长呃性骚扰了他的那个下面的那个空服员。 这个实在让我完全就是震惊，都完全想象不到。是不？而且我看见的版本跟你还不一样。哦，我看见的版本是就让我觉得就就更可乐，是说这个人搭飞机啊，不是不敢坐马航飞机嘛？嗯，他在担心，他在说说哎呀，坐这个飞机安全不安全啊？然后这个乘务长马上坐到他身边安慰他，放心，很安全，很安全， <laughs> 就开始了。 <laughs> 这是一个什么节奏？ <laughs> <laughs> 然后，趁虚而入的节奏呗。然后呢，后来好像说他跟别的乘务员反映，把他调到头等舱，让他舒服，就等于赔罪一样。然后一下飞机他报警，就巴黎把那个乘务长给抓起来。那现在是乘务长的辩称呢，就说他又没反抗，那肯定他很很乐意，就这么来来辩解。 但是无论如何，这事儿已经是个很很大的一个公关危机了，对吧？哈，是不是？不过，但我觉得这个事儿，你说真的很怪吗？我又觉得也不怪。为什么我这么讲？当然，你说乘务员去去骚扰乘客，这当然很怪。我想说，像马航这种公司啊，嗯，原来大家就已经预期它快完了，它每天亏两百万现在美金，啊，迟早得破产。然后呢？ 呃，他们整个国家都在考虑，它原来是国有公司嘛，要把它彻底私有化还是怎么样？你想想看，当你一家公司在一家身处危机的公司里面打工，这个公司你今天飞了，不知道明天还飞不飞，随时要破产，而且裁员，昨天就已经裁了五千人了。你在这样的机构里面打工，你整个人就松懈了，你就整个纪律啊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越是这种时候，一个公司最惨的是什么？它总会往下滑的。 他这一开始让别人觉得有问题、有危机往下，他会只会更往下。你你的意思是说，公司经营情况好的时候呢，乘务长们还都约束着自己性骚扰的欲望， <laughs> 是吧？是真的，真的不是开玩笑。公司快崩溃了，就 <laughs> 是我也崩溃了，我先崩了。这一种末日心态吧？对，就是这飞机今天能不能降落还是个问题。哎对吧？最后的疯狂，对吧？ <laughs> 这个。 不是，我可不可以请问一下，就是这位乘务长，第一他的年纪大概是怎么样？还有他的宗教信仰？他是马来人。马来人。如果根据马来西亚的国家规定，所有马来人都必须是回教徒，是穆斯林。然后他就呃呃，年纪大概是四十多岁吧，好像四十多岁，中年的样子。我觉得会不会是我不知道，是会不会是因为因为我自己呢，其实特别害怕到穆斯林国家。 我自己，因为就是说你受到的那种，不不要语言是没有办法沟通，但你光是被眼神的那种那种，你就已经浑身哦，就是男人的打量我，我以前去，你看我去土耳其，我去摩洛哥，这么漂亮的两个国家，但是你现在在问我。 我一点都不想回去，说真的。虽然说我留在那边，就是说有一部分的记忆是非常美好的，但有一部分就是很像那种阴影，一直一直留在我心里面。你是一个人去啊？我不是一个人去的，我通常几个人去，男女结伴去会好很多的。但是你总有机会会落单，那当然，你总有机会会落单。就是我们去那个 bazaar，就是那种大市场。 就大哦，巴萨就大家各自逛各自的。我就曾经被人家就直接锁在小屋子里面了。还开始说欢迎欢迎，请进请进，我们里面还有很多很漂亮，就是很热情的拿很多东西，像拿糖果去诱拐小孩那样。哦，得眼睛直直的跟着进去之后，哐，人门就一锁了啊！但是他也没有说真的对你有什么，但是很害怕，那真的是很害怕。到最后你就觉得说，对我不。 非得买个什么什么东西，我是出不了这个门了。是，然后要不然呢，就随便在街上看到女的，就一定问你，哎，你好漂亮，你哪来啊？然后通常五六句话就开始跟你说我要跟你结婚，啊， <laughs> 都都这样。好，光美，我问你一个跨文化的问题啊，不是听说女的到了意大利，在罗马也经常会碰到一些个尾随跟踪的这个男的，那个你会觉得相比之下好接受一些吗？会，不一样，为什么呢？ 态度不一样。我告诉你哦，就是意大利男人要来，哪怕是调戏你，他对你的那种仰慕的那种，你你你，实际是没有，你不我语言是没有办法沟通的，但是他对你的那种神态，他真的是。 就不不不管你长什么样，我所有的女朋友，漂亮的，长得中等的，长得不咋地的，去意大利一定会被搭讪。哎，对对对，都听说是。但是回来的那个记忆都是非常的美好，他不会觉得说你是好像那种哎怎么样那个就是，我我不晓得怎么样解释那种心态。对，他比较真的像在追求你，哦，是追求，爱慕爱慕是，他不是侮辱，他不是侮辱妇女的这种不像。 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在穆斯林，尤其是中东的穆斯林国家呢，他们的男的他过来呢，他不是一种爱慕追求，他是几乎是十句话之内就应该在床上见了，是那种态度，是很直接的，是是是动手动脚的或怎么样。但之所以是这样的，是因为跟他们的呃不是宗教问题，反而是他的一种呃，我觉得一种种族歧见有关，他文化里面有一种种族歧视。 什么样的种族歧视呢？因为他们的想想法是，因为他们你知道他们国家很规矩的，尤其像很多比较传统，土耳其还算好。你在更传统的穆斯林国家，他非常规矩，女人永远戴着头罩是吧？蒙着有的蒙着面纱，平常男女授受不亲。那他们呢，久而久之有一种印象，他们的印象是，凡是我们自己的女人都很贞洁，而不信穆斯林的这些异教徒外国女人。 都是淫荡的啊，原来都是都是可以对，都是很方便、很随便可以弄的，是吗？是，我我问过一些，因为我我我我我尽量不想有文化歧视或者宗教歧视。我问过我们那些我当地的一些朋友，我也认识一些土耳其，跟他们聊，他们也觉得这是很大麻烦，因为土耳其其实挺西化的已经。嗯嗯。但他们就会说，这主要是因为过去有一种他们的种族歧视造成的后果，就他们对外国人。 呃，有些地方可能长期不往来，然后国家老宣传说我们国家最圣洁，我们是穆斯林，我们怎么样？那那些不信穆斯林的人呢？那些异教徒就都很放荡，都怎么样？所以慢慢形成这样的一个文化有没有性别歧视呢？当然也有，就是把女人当成这种好像低的。但是他自己的女人，他们不会这样。 他们不敢的。你你记得我们九九年、两千年的时候，不是凤凰有迁徙之旅吗？是你们那时候不就一帮也去了吗？对我不是去了那个伊朗跟那个巴基斯坦，嗯，然后印度也去了。我那时候应该是在巴基斯坦吧？那时候我们就是跟着他们一起挤他们的那个那个大大公交车。嗯，哎呦，那成狂欢了是吧？我们那么多，那么对，真是狂欢。我们那么多工作人员，男的女的就这么，然后因为公车非常挤嘛，你就得挤上去。 人真的是就坐门口的一哥们儿，我上车上到一半，他就直接把手放我屁股上，啊，推着我上车，帮你一把，谢谢，对，就是怕你上不了。 <laughs> 我们有这么多工作人员，大家都可以帮我。就是然后我非常怕挨打吗？我也跟着你有男的呀。我非常生气，然后我就夸夸夸骂他，人那个。 哥们坐在那就朝着蹦，就对着我笑，他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冒犯的行为。那我们同事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然后就也没有人说，所以就觉得，所以我我说每一次我我去到就是穆斯林国家，我都会不晓得多多少少就会留下一些酱子给我的这种。嗯嗯，但是马来西亚不一样啊，马来西亚不是这样。其实马来西亚、印尼嗯，这几个东南亚的穆斯林国家是好很多的，哦，因为他过去他的他比较国际化。 其实马来西亚尤其不可能是这样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这个哥们，这个机长，这个这个乘务长，他倒不是因为他的宗教原因或种族原因，我觉得更多的就真的是一种整个公司的文化已经涣散掉了，纪律松弛掉了啊。不是，那有没有可能哦？就是说，有没有可能？其实一开始两个人也是有那种情投意合的。那真的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嗯。 对，这个当然了，这那都是极少极个别的，真正干这个事儿的，在全世界还是极个别的，对吗？广大的穆斯林兄弟还是好的嘛，对吗？ <laughs> 这这当然当然作为主持人，这当然不是这不是作为人是真的是对当然了，对我我有很多朋友都是穆斯林啊，就我觉得其实这个不是宗教关系，嗯，这真的是。 国家一个民族的民族主义造成的一个结果，因为有时候你太标榜我们是多么了不起，我们多好，一个国家越是民族主义激烈，强调我们跟别人如何不一样，如何不一样，他的国民越容易对外人产生一种藐视，或者是有一种不正当的想法。哎，这种事儿。 在有没有穆斯林，在哪个国家都一样。所以为什么我说啊，有一个女性的安全的问题。嗯，最最近不是那个什么重庆，嗯，哎，你知道吗？这小女孩到现在好像还没搞清楚这个为什么那个司机要杀她。只是听说就是搭车嘛，嗯，搭车这失踪几天见不到人，后来就发现是司机把她给杀了。嗯，我看他们这个聊，哎，我看他们聊聊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呃，你看有一个啊。 呃，我们男人可能就缺乏感觉，就说呃，一个女性对公共空间的这种安全感，比方说，要是一个哪怕是路灯少一些的一个小巷子，你看，如果是我们男的走过去什么都不会想啊，但是要是一个女的，你像广美会不会你会觉得有点不安全？嗯，就是要深呼深呼吸一口气，然后用最快的速度。 嗯，你在任何地方，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都是这样吗？都会。啊，看来就是，所以我觉得女性啊，这个安全感呢，为什么格外比男人他？又怕人又怕鬼。 <laughs> 哎，没错，是没没没人骚扰，害怕一个人都没有也害怕。嗯，那真的是。可能一开始怕鬼，然后如果突然有人出现的话，那时候又开始。 怕人，还不如有鬼没有 <laughs> 没有人，对对对对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这个女性对安全感的这个要求啊，是特别呃特别强烈的，是吧？我听很多女的就说过，说说其实女的啊要的就是个安全感，我不太能理解。可以理解的，嗯，你假想一下就可以。 我以前因为我教书，常常讨论跟有一阵子我们教空间设计的东西，我跟学生常常谈到，我们我谈的不是美学，是谈设计里面的社会问题，就常常请一些男学生假想自己是女生，然后从学校回家走一段路试试看，你会看到什么问题？比如说像我们讲的很长一段巷道，但是灯不够，嗯，或者说有一些商场，现在商场很流行那种到处都是镜子。 然后玻璃电梯是不是？然后你假想你在穿裙子，你会发现到处都是问题，到处都是陷阱。其实你想一想，你知道，这并不是因为女性特别需要安全感，而是因为设计这些空间的人都不是女性，嗯，安排这些空间的人完全没考虑到女性的存在，所以才会弄成这个城市或者很多地方变得，呃，这么危险。而且那个危险还不是心理的危险。 它是具体的危险。其实，等一下啊，你刚才问这个问题，你不能理解女生的这种不安全感跟恐惧感。其实，我想问你一件事情，你是不是觉得，其实有的女生还真的希望受到骚扰，受到她觉得那种骚扰是一种关注呢？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不是我，我只是问你 <laughs> 啊，我问你，我说你会不会潜，你你自己问问你自己。 <laughs> 我当然不会这么认为啊。真的吗？那不，那我成什么人了？这不，我我绝对。 怎么会可能会有女人喜欢被骚扰呢？不是我，我小比较小的时候哦，就是小比较小的时候，真的是经常会受到一些那种呃，同年级的男生的那种，可能来掀你一下裙子啊，然后拉你一下头发这种，他会觉得说你一定喜欢我们这样子。是。就是我我不知道，我觉得是不是有某有有一些男生，就是某程度上他有这样子的心态，会觉得说你们男你们女生是希望。 你们嘴里说不要不要，但是事实上你们是想要我们去干嘛干嘛拧一下的。对，因为因为这是性别偏见造成的。就性别偏见里面，你记不记得我们总是把女人说成是女人就是一种呃很害羞啊，口说不要其实都想要啊，怎么常常这么形容？嗯。所以前几年为什么，所以世界各地为什么那么多性骚扰反性骚扰的运动，常常用一个口号就是说不要就是不要。 嗯，就因为真的有很多男人认为说不要，其实是要，是是是是是真有的。对，我记得还我还看过一个外国的一个这种防身手册，就是说啊，你为了要让这个男人知道你到底是真的要，不是因为这个啊，在具体的层面上操作也的确有点半推半就那种情况。那但我指的，我不会认为一个陌生的女人她喜欢我这样，那多半是我们两个人已经。 暧昧啊，或者是什么的时候，那女人说：“哎呀，不要，不要，这这这个，你能应该哎，你应该能感觉出来的。”但是我就说，我记得我看过一个英语的这个手册，就是我觉得外国人也是很古板哈。说你假如要跟呃不想跟一个男人这个上床，对吧？那么，但是你跟他关系又比较熟，你必须至少说三声，用非常严肃的表情说三声 “no no no no”，这就是让他要让他明白你绝不是开玩笑。 所以你这哈，你看着我这么笑干什么呢？OK，哦，我现在学起来了，学会了，学会了。 <laughs> 对，每天 no no no， <laughs> 真的，我我现在就觉得啊，作为这个这个男人，尤其是一个中国男人，我自己检讨，实际是啊，有点忽视女性的很多种很微妙的心理。这方面呢，哎，你还不能不承认，他外国的那个所谓绅士风度啊，虽然呢也有点装，但是呢。 还是比我们体贴的多，对吧？比如说，我就你有时候你去体察，我也会发现呢。呃，你看啊，有一个女性心理，过去也是我不太能呃理解的。比如说啊，我有时候会跟一个呃女的，也也也是平常在一起，呃就是经常玩的挺熟的女的。假如我跟她开玩笑，我很早我就发现这种现象哈。我认为，你看作为男人来讲啊，就认为是开玩笑。比如说，你看我会开什么玩笑呢？ 但是我会发现，他就勃然大怒，就是这个反应啊，超出我的，就是那个那个。你说女生勃然大怒？对，他对我的这个玩笑啊，勃然大怒。比如说，我我会瞎说，比如说相面，或者是啊，我说哎，你看你啊，我觉得你这个胯骨比较窄啊，我说我觉得你可能将来啊，这个生育方面会有一些困难。哎，你这不是讨骂吗？ <laughs> 哎，对，嗯，对，这你看，这我原来就不懂女人的心，就是因为我要，咱就说治，咱不是咱。 不是是因为开玩笑的语境，就比如说你鼻子长什么样啊，你耳朵长什么样啊，就就这种像算命一样这么说。但我发现说到这个事儿啊，他是他的一个特别不能接受，因为我反过来说，如果他说我没有生育能力，我哈哈一笑，他跟我开这种玩笑，我不会觉得有任何的这个这个这个这个侵害。你看在这一点上我不理解，但是后来啊，我自己想了想，就是说。 不同性别的人呐，重视的科目不太一样。这个我说一个女人，哎，我咒她，如说开开玩笑了哈。我说她，哎，你将来这生育呢，这个这个胯骨窄，生生生孩子不好生。我说她这句话啊，不等同于她反过来说我没有生育能力。但是呢，呃，我要作为一个男人，我尝试去理解的话呢，我想约略等于她，比如说她说一个男人啊，你那个怎么说呢？ 阳痿是吧？你你你你这个这个不能不能人事，你不能人道，哎，你你你这个这这这就是你你你是个太监，是不是？这相相当于这样女人这样攻击一个男人的性能力的时候，这个男人感到的那种呃冒犯冒犯，是不是这两个等价在男女两性来说？ 我提出了一个从来没有人提出来过的问题。不是您这，您这，我觉得我， <laughs> 我觉得我们从来都不要去想拿任何人，男女也好，的身体部位开玩笑。 <laughs> 哎呀，这是我们经常天天都是。吗？我我从来觉得这是不对的。不是，我觉得我不晓得，就是我都没有想到文涛会拿这个事情跟一个女孩，不管那个女孩是你心仪的对象还是普通没有，就是普通整天在一块玩的，大家特别熟的。 姐们儿，对吗？就是这么一个关系。如果你跟他说哇，你看你这胯这么大，你这肯定以后小孩子画对，画画是，可能会觉得是一件好笑好玩的事情。嗯。但是你这你这胯这么小，估计以后 <laughs> ……哎，所以我就知道，哎，他对这个你这叫哪壶不开提哪壶。 我举这个小的例子，我是说，我我我我发现呢，你比方说啊，这个像英国绅士，你感觉到的，它是一整套的这种这种教养，对吧？但是很抱歉，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啊，关于我就觉得中国男性啊，关于尊重女人，呃，不见得是尊重你的老婆，就任何一个女性，这就是学会从女性的角度想他们的困难，想他们的小心眼儿，想他们计较什么，这个。 我们过去都是有点不够，其实这是一个性别歧视问题，就包括你说的英国，他们一样也有很多国家过去，只不过他们在进步。嗯，就我所谓性别歧视问题，就包括我说的对女性安全感的考虑，呃，对所有的呃社会里面，比如说以现在中国有些情况也好了，我们讲了很多点，比如说公共厕所的男女的分配问题，呃，其实我们很多东西是过去从来都是以男性为主导。 所以没有考虑到女性的存在嘛？你比如说，我常常讲一个事儿，就批评香港的冷气开得很冷，嗯，尤其是越好的写字楼、甲级写字楼、银行里面都是这样。呃，那当然现在整体因为为了环保，把这个温度稍微调高，但还是冷。那你在想为什么他们开这么冷？那是因为他们要穿西装，那都不是女人穿的衣服。那时候你要穿着西装、解领带，夏天三十多度，里面还三件套。 那你只能开那么冷，那那个女的怎么办呢？那所以为什么你在那些甲级写字楼看到里面的女性白领，她们椅背上都挂着一件很奇怪的外套，跟她们每天穿的衣服都不搭的，那就是为了御寒。哎，对。 所以你看，我记得是在纽约吧，还有一个记者呀发发起过就体验女人穿高跟鞋，嗯，他就穿着高跟鞋走了一天。我待会就可以直接让你试一下。对，你马上体验一下。对，他就觉得哎呦，那个到最后就像美人鱼一样，就是踩上沙滩一样，对，就就是针扎一样。